锵锵三人行，哎，咱们难得请这个张维迎老师到我们三人行来啊！ <laughs> 但是这个张维迎老师啊，这个呃，这次咱们见面谈了，才增进了我对他的认识。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啊，你发现没有，真的了解一个你没见过的人呢，很难。因为你看，我甚至曾经认为啊，他是一个。 比如说给这个党和国家出主意的那种智 <laughs> 智囊，对吧？我曾经认为他是个那么一个角色啊，但是后来呢，看看他写的这个书啊，我又觉得他思想挺反动。 <laughs> 不要乱 <laughs> 扣帽子，扣帽子对，不能扣，不是反对啊，是是有启发。我我最近啊，这个学习一下张老师这个理念的力量，让我感觉啊。 他有点不务正业， <laughs> 就是因为我想象的这是一本我看不懂的书，你们经济学家写的书嘛，很多这个数字经济现象，可是我后来发现，他在谈这个思想，他在谈思想学。你比方我举个例子啊，我看张老师这儿有一什么思想呢？他就是说，他研究人类历史上的很多人祸，他得出一个结论，他说这个大部分人祸呀，都是由大多数人的无知。 和少数人的无耻造成的，这您有什么体会啊？啊，因为我们看，就是说人类呢，我们有自己的利益啊，有些人追追求自己的利益，这本身没有不正当啊，而且市场本身就是靠我们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来推动啊社会进步的。但是呢，有一些人如果特别有一些特殊的权利啊，他们会追求了一种侵害别人的利益，就是通过。 哦哦哦！否定别人的利益来追求自己，这我就叫无耻。另外，我们这人类社会太复杂，我们人的知识真的非常的有限。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，实际上可能是错误的啊啊！包括甚至像我们那个呃呃呃，父母干涉儿女的婚姻问题，你说他爱不爱儿女？太爱了。嗯。但是这个他，但是他又无知，无知他以为就是只有他的那个标准才是儿女应该坚持的标准，最后导致了好多的婚姻的悲剧。 啊，所以我们大部分人确实我们生活中很无知，因为这种无知，我们就说那种出于自己的利益啊，来来损害别人利益的这些人，他就特容易利用这种少数人的无知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啊，那我书里表面举呃呃举到的，甚至你像这个呃呃这个义和团运动，大量参加义和团的人他是无知的，刀枪不入。哎，对他以为猎杀一百天就刀枪不入。 是吧？哎，那么这是慈禧太后以及他统治集团内部的人，他是为了权力斗争，啊，这就是少数人的无耻，哎，和多数人的无无知，结果呢导致了整个国家差点被毁灭。嗯，哦，而且你看，我还从那儿学到一个什么知识啊？比如说计划经济，咱们过去以为觉得就是咱们这个中国呀，或者前苏联啊，就是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。他说，当时其实，在西方啊。 也是被很多人信奉，就是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呢，等于说这个包括这个大学者呀，他们都相信市场是可以通过嗯算数算出来的，就是价格甚至是可以可以计算出来的。你要今天搞市场经济，你觉得这很荒唐，人怎么哪个政府能算出一个杯子该多少钱呢？对吧？但是这种荒唐的事情，它就是在很多年时间里占据一个主要的市场。 你觉得这种情况又是为了什么呢？呃，因为这就是它是一个，就是说我们理念的问题了。就是一种错正确的理念，它给社会带来好处啊；错误的理念呢，可能带来灾难。像计划经济，就是它完全是一种理念啊。从马克思最初的批评资本主义导致的自发现象啊，那被好多人接受了。呃，接受以后，那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？就要靠一个中央集权的计划。 啊，因为确实，在三十年代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啊，这都被指成市场的失败。那这种变成好多人接受的理念以后，那我们就按照这种理念去做。啊，因为，我我我们人类确实，这就是我这几年想的比较多的问题啊。我们人类真的好多事情，我们真的特别的无知啊。但是呢，我们自以为我们知道。啊。哎，啊，所以在老子了。 在两千多年前就警告人这一点就是说我们不知道的东西，我们假装或者我们以为我们知道，这就给人来带来巨大的灾难。但是你看，这就像是咱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，对吧？一直在说。你比如说，对我这个经济的外行来说，我得到的一个一个概念是什么？就是说，好像完全的这个市场啊，那也会无序，也会造成什么呃很大的问题，贫富差距大，或者甚至是经济危机。 呃，于是呢，呃，还有另一只手啊，要靠这个政府，适当的时候，政府得出来啊，来指挥一下。嗯，好像这两个结合起来就比较完善。市场，呃，我们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什么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利，自己的利益。但另一方面呢，我们人类只有共同的合作，我们才能前进，才能发展。所以，怎么不这两个东西能够结合起来？嗯，市场是最好的方式。 啊，就是踏实的，在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，时候，带动大家共同的富有、共同的幸福，啊，那包括你看我们现在全球化的合作，没有市场就是不可能的，是吧？那为什么能做到？就是说，市场就是说，你要追求你自己的利益，首先给别人带来好处。嗯。但是，为这看得见的那只手的话，因为它是靠强制方式来获得收益，好比是政府，它要征税。嗯。征税本来也是为了提供服务啊。 但是呢，你这个服务不是由消费者自己选择的，啊，你看这个我们市场上买以后，比如说这个啊啊啊啊啊啊，这一个饮料，对，知道吧？我值得不值得？我认为不值得，我不买，他就没收入。嗯。那政府可能生产的话，他就会这样，我给你们每人发一罐饮料，然后给你们每人都征税，就是你你必须给我交钱，啊，你说我不要饮料那也不行，那也得交钱。 啊，所以他就没有，就没有选择，就跟北京供暖似的，是吧？要不要？哎，没有这个选择。哎，没有这个选择。哎，再加上我们知道，我们还有一个误区啊，就是说我们老觉得在政府工作的人都是高尚的，嗯，啊而而我们谈到政府的利益或者是大的国家利益，这就是正当的；一谈到私人的利益，就是不正当的。其实呢，我们想，政府、国家也是私人运作的。嗯。 啊，人类过去五百年，我认为观念的一个最大变化，就是使我们认识到，政府官员和普通人一样，啊，他有七情六欲，他有他的无知，他有他的偏袒，他有他的自私，啊，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约束他？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损害别人的利益。对。啊，市场它是有自然的约束的，那政府就没有这个约束。 这就是所谓咱们现在说的把权力关到笼子里。对，我觉得呃，张老师说，我个人理解啊，您就是无耻与无知，我觉得这是两，就是可能是两个范畴。就是对大部分老百姓来说，可能对我们个人来说，都是有无知的那一面，无知的领域。我觉得您说的无耻的那些人，他的前提是他们知道有一些事情，但是他蒙蔽了一些事，不告诉你。他认为他可以代表我们做选择，所以呢，张老师可能是说这些人。 最后是就是老，老是用无耻的这个，但是我在想，就是说，我们尽量现在，比如说作为我我这样一个人，我尽量在提醒自己，不做一个，咱们没有权利做无耻，咱没有权利去决定别人生活，我尽量不做一个无知的人。但是在我们从小到大的所受的教育里面，不可避免的有很多天然的一些观念，就像您刚才说的，我们天然就认为，比如说政府就是有天然的合法性，或天然的好像道德上的一些。 一些优势是吧？那我们让他做主啊！对对，你就是代表我们，就是他天然就是好的，就是您是不断的在提醒我们认识到，就是我们原来知识的一些边界。但是我在想，比如说您对您自己的，因为很多也有给您贴标签，说您是海归不接地气。那您觉得您自己的？我在想，哎，您这边的，比如说有没有大家所说的，就是您是不是太强调什么？因为您自己说是一个，比如说自由市场派的什么的。 就是您觉得，就这一套是不是也对？确实是跟中国的某一些固有的东西，它确实是发生很大的不接壤的地方呢？哦，我觉得因为因为人类进步一定有理念的观念的一种变化。对。那有些东西我们永远达不到，但是我们仍然要去追求它。啊，就是我考你还比如说啊，我一个完完完全全的市场体制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。 嗯，包括美国，尽管美国好比上上世纪，就是十九世纪后半期啊，比较接近于自由市场，啊，还有英国那时候也比较接近于自由市场，但是从来没有达到，嗯，啊，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，总有既得利益集团，总有政府的这只看得见的手在不断的啊干扰市场，啊，那么，但是正因为这样，我们才需要有这种坚强的理念，因为你要知道，就说。 哦哦哦，就是这个，这个看得见的手啊，他有好多背后的利益在操纵他，然后呢，他也有钱，我说养得起那些拉拉队，嗯嗯，所以在市场与政府的这个博弈当中呢，市场属于弱势的一方，所以我就在这本书里边市场与政府里边我就讲到这句话，就是，你从来不要担心市场走的过度，嗯。 你需要担心的人类面对的最大威胁，从古到今，是政府对市场的过度的干预。嗯，这个他讲的一个也挺有意思一点，我觉得啊，就是说过去我们总觉得啊，比如说每一个人都是按照对他有利的这个原则去做事的嘛，人的人自私嘛，对吧？哎，他他做的事情总是符合他自己利益的。可是呢，过去我们没想到一个。 其实，连什么是你的利益啊，也是受到你信仰或者说理念的支配的。嗯，你对吧？你相信什么，它决定了你认为什么是你的利益。叫确认价值观是什么，对不对。那你比如说，当然，你可能，比如说，说人他相信这个需要有钱才能有好的生活，那么当然他就把钱当成利益。嗯。但是，你比如说咱们那天讲的吴吴清源下围棋的吴清源。嗯。 他相信的是道，是围棋。嗯，他可能你给的钱对他来说不重要，他的根本利益在于给我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可以放下一张棋盘。嗯嗯，这就觉得这就是说，这个咱们过去很少想过，就原来人的利益啊，也是受他信念的影响。那我们好多历史上就是，哦哦，因为我们的错误的理念导致我们才为为了自己的利益追求一些行为，这结果这个行为最后证明损害了自己的利益。 你比如说，咱们是比如说推翻当当年说推翻资产阶级，对，然后我们当时认为说消灭了企业家，啊，然后工人就会过生活的更好，嗯，但我们事后证明是，全世界都是这样，凡是消灭了企业家的地方，工人的生活水平就都下降了。 <laughs> 无无产阶级把资产阶级推翻了，自个儿更穷了。 哎哎，你这个其实很有意思啊， <laughs> 因为我在书里边失去了枷锁，就什么更没有了，是吧？真一无所有了。 <laughs> 那看来张老师很多时候，我们就是错误的判断了我们的利益，是因为我们有了错误的想法、错误的理念。对。但是有什么办法把它纠正呢？有什么办法我们不走这个？ 不不不犯这个错误哦。一个办法当然就是你人呢，就是你碰的头破血流啊，对对吧？你觉得你才认识到犯了错误了。但是我们怎么避免这种巨大的代价？就是在发生巨大的错误之前，我们就啊意识到它。那我觉得一个就我在书里强调这个思想市场，那也就是说不同的观点、不同的信仰、不同的理论、不同的哲学可以自由的碰撞、自由的争论。 啊，那我相信就是如人类只要有了思想市场，有了这种自由思考的空间，人类不会犯特别严重的错误。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，我在后面我们近代的讲，像大家知道大跃进，我们设想说，如果那时候有思想市场，有言论自由，那也就是大家可以讲事实，可以争论的话。 我觉得我们想，人类还不至于无知到那个程度啊！就是明明看看看见那么多人在饿死，然后还有继续推行这样一种体制，嗯嗯，那我就说完全可以避免那种巨大的灾难，啊，甚至思想是上我还有一个层，就是政政策执行层面，如果我们允许有各地因地制宜，就是它呃有竞争性，就是你广东可以这样做，我陕西可以做慢一点，啊，地方有好多选择的话。 他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灾难。啊，所以我就说，呃呃呃呃呃，简单的说，思想市场，既是我们人类进步的源泉，也是人类避免巨大灾难的一个安全阀。嗯嗯，我注意到他提出来一个什么呢？语言腐败。 哎，这好像挺新的啊！有个概念。现在我们的腐败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语言首先腐败了。这个我很感兴趣。呃，语言腐败当然不是我最早提出来，是奥威尔提出来这个概念啊。他实际上就是说，我们试图捍卫一些我们没有办法捍卫的东西，然后我们就只好在词汇上来做文章。那语言腐败本身是一种不诚实，嗯，就是你啊，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不一样。 啊，那这个在中国我觉得非常的普遍，啊，就是说导致我们就是我们的语言系统和我们的心灵系统是完全分裂。你能举个例子说哪个语言腐败了？哎呀，好多好多，好比说你你最简单，好比说我们就要知道大家到重庆打打黑，嗯，啊，那打黑大家是黑社会是一种犯罪活动嘛？对。那打黑当然是一种正当的了，那老百姓都会拥护。啊，对，啊，但是事实上呢？ 打黑的人本质上做什么？他是利用这个口号，就说正当性的口号，来掩盖他不正当的行为。嗯。啊，这是语言腐败。然后你比如说，我们在啊啊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就是这个左派啊，像四人帮，他是特别善于用语言腐败的。嗯。所以呢，他做的所有的坏事他都是打着人民的利益的旗号，国家利益的旗号。 啊！但是那时候他说：“哎，说无产阶级，啊，先给你脑袋上贴个标签。”哎，对，先贴一个标签啊。所以这个久而久之，我觉得他对这个社会的道德会带来毁灭性的这种伤害。嗯， <laughs> 就是我们人类之所以还可信任，我们诚实，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说，我们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良知，使我们说话是真实的。嗯，啊，对吧？ 所以，语言这个系统它一一定要基本是反映我们的真实的想法。语就是为了我们的交流来反映我们啥。但是如果语言腐败也好，就你说的话和你心里想的完全不一样了。这就是我前一阵儿就是说，就当年，你比如说我有一个特别不能理解的地方，就是说这个有的这个贪官哈，你像这河南那几任交通厅长，嗯，哎，我认为是人格扭曲还是什么问题？就是说啊。 他每一个都是贪污贪污下去的吧？刚上来的那个，哎呦，那真是说说的那个那个要廉洁的，我不能不相信他是真心的，因为他说的简直是，是吧？可能呕心沥血的在说。你这个很有意思，就是单一个社会，人们说假话说到这个程度，就是说假话不再脸红，说假话已经是信誓旦旦的时候，很可怕。他就是真的严重，已经是非常严重了。 你像那天，他们在网上，我上次就想弄弄，就是说开两会的时候，这个徐才厚接受一个网站记者的访谈， <laughs> 他们在底下画出来，这这徐才厚说：“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呢，就是廉洁。 <laughs> ”哎，我当时觉得特别奇怪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会我出于自保啊，我会倾向于在公开场合啊。 把我比我实际上说的坏一点我觉得这样我安全，因为万一被发现了， <laughs> 对吧？不会。但是这样的一些人，我特别不太理解，就是说你可以那样公开的，好多贪官，你看就是他在主持这个反贪学习的时候，他怎么说的那么铿锵有力？他没必要把调子说的那么高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不是我，我觉得就是张老师说的，就是他已经在这里浑然不觉了，就是。 我觉得，你明明家里那钱都发没了， <laughs> 你怎么能说得出来呢？ <laughs> 不是，他有一种情况是不知道家里有那么多钱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不是我，我记得看了一篇文章，就是人家说你家里有那么多钱，他不相信，他觉得因为不是还有家属的一连串的这些问题嘛？有的可能确实属于不知情，因为这个不用操心这个具体的技术问题嘛。你你你只要你这个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，那些。 那些技术环节，让让家属、让底下的人对接就完了。我觉得有一种情况，他可能是确实不知道。另外呢，就是我觉得就是张老师说的更可怕的情况，就是，就是这种谎话说时间长了，他已经，就是已经适应了这种人格分裂了。你你觉得这种人还少吗？我们见到日常的人少吗？就比如说他在这种场合，他也知道他需要表什么样的态呀。 他也知道说什么样的语言，他运用的很纯熟。但是他私下里跟你见面，可能就把那个面具一摘，他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人。对，是吧？他是一套话。对，我们还学不会那套话吧？对，是我们学。 <laughs> 我曾经跟一些这个领导吃饭啊，我发现他们身边的这个科处长啊，呃，在饭桌上说的一套话呀，我们介入不了。对对对。就他那是，我觉得那是他们的一套话。你知道，哗哗哗，这哎呀，这个咱们的领导啊，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着。 咱们完全没法跟他们谈，但是他们说的那叫一个溜啊，就是， <laughs> 所以有一套他们的话语体系，语言问题啊，真的是非常呃根本。你好比就是说，我在他这书里还看到一个哈，你看，就是很多词语啊已经在变化了。比如说革命，革命它的原意应该指的是推翻一个县的政权，但是呢，后来我们又出来一个词儿叫反革命，对吧？ 它这个 <laughs> 有的时候就是保守的，嗯，变成了反革命，嗯嗯，对吧？你就是就就还还是保守的变成了革命，就这个这个含义已经乱了，我觉得。啊，这个有一些历史的原因啊啊，但是还有一个，其实与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呃实现自由有关系，对吧？呃，因为在呃这个没有实现的这个自由，没有实现市场的时候，人们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真心。 所以他就又要介于一种另外的一套语言系统，或者完全表达相反的系统。哎，你比如说，好像他举的例子，我觉得挺有意思。比如说那个东德呀，咱们知道东德原来的政治制度，但是东德这个国家叫什么名呢？叫民主，叫什么？德意志民主民主共和国对对，对，它叫民主，是因为“民主”这个词儿啊好。 对吧？所以甭管是民主还是不是民主，但是都可以把这个词儿放在自己的国名里头。你这也是一种语言。